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咱们讲这个隆美尔完美的粉碎了英军的两次反击啊，简短和战斧啊，短斧子完蛋了，让这个隆美尔这位军神的威名啊啊，再次使德军、英军同时哗然。你要知道，隆美尔这场胜仗可是在缺兵缺油，加上猪队友极其不靠谱的这个配合之下。 完成的，真心说，确实确实是不容易啊啊！现在虽然战斗停下来了啊，但是两边呢肯定都不闲着啊，所以台面上是越没有动作，往往就意味着台下更紧张的摩拳擦掌以待时机。四一年七月八月之间。 北非沙漠比较安静啊，但是呢，地中海的补给船队是一片繁忙啊，有运的，哎，当然有堵的啊。对于刚刚经历两次失败的丘吉尔来说，北非战事越是吃紧，就说明打败隆美尔的重要性。于是呢，新上任的北非军司令奥金莱克将军啊，抓紧时间对北非英军呢进行了一次统一的整编。 之前呢，这个维维尔在任的时候啊，英军在编制上啊就有一个很大的 bug 啊。为什么呢？就是说维维尔作为战区司令，下面直接指挥的是师级部队，是吧？那你这就不对了。你战区司令直接指挥师长，那你不就成个军长了吗？是吧？你既然叫战区司令，先不说你像苏德战场似的，啊苏德战场。 然后东线底下啊，三个集团军群啊，这样的这个巨型的这个兵团啊，你你说北非没那么多人，组织不起个集团军群来，怎么着也得有个集团军编制吧？啊，你这么零碎指挥，肯定混乱啊！而且呢，北非英军我们更是知道啊，它不是纯粹的英国军队，而是英联邦军队，有英国本土来的，有澳大利亚、纽西兰的。 有印度的，有南非的，还有尼泊尔、库尔喀的，是吧？你想，这都是吧？是是不是还有地方土著什么的？这这这不好说那所以你眉毛胡子一把抓，打起仗来呢，肯定是不能指挥得好的。因此怎么办啊？奥金莱克在得到最新增援部队之后，把部队统一整编为第八集团军，任命埃伦·坎宁安中将为第八集团军司令。 这位坎宁安中将的哥哥，就是大名鼎鼎的地中海舰队司令，之后这个官拜海军元帅的名将安德鲁·布朗·坎宁安啊，他有一个昵称是 A B C，啊，安德鲁·布朗·坎宁安是 C 嘛？啊，哎，A B C 是吧？我刚从这个。 英国伦敦回来嘛啊？英国伦敦一个著名的特拉法加广场，纪念纳尔逊子爵啊。特拉法加战役，一八零五年打败拿拿破仑的舰队是吧？特拉法尔加这个广场，这个纳尔逊子爵柱后面的墙上镶着三位英国海军名将的半身像，两位是一战时候的啊，这个一位，最后一位就是安德鲁·布朗·卡宁安，那 A B C 元帅是吧？不过他弟弟。 跟哥哥的水平比起来呢，这个稍微差距大了那么一点点啊，一点点。而至于奥金莱克本人是吧？他是一位典型的战略家啊，跟隆美尔正好相反。隆美尔是个战术家是吧？他呢从这个战略层面分析头头头头是道啊，他就给这个呃丘吉尔呢做了一个分析啊，丘吉尔。 这个接到这个分析之后，心里一块一下就凉了。为什么呢？太不乐观了，是吧？他跟丘吉尔说：“我军几乎没有任何沙漠机械化作战的经验，尤其没有擅长指挥沙漠作战的指挥官。”啊，之前有一个奥康纳将军，他不幸被俘了，啊，他死催了，坐小车兜风，他被俘了，是吧？所以现在是吧，是 nobody 啊，空空如也，没人了，是吧？所以我建议。 进行革新战术之后，再进行攻击，啊！你这上面你就看出来，德军很会选人呐。那沙漠特种作战，真心除了隆美尔、隆大师，再没有人能担此大任啊。再说啊，咱们还说啊，说是奥金莱克这边分析完了不灵，德意这边还是我说的，虽然打胜了，得意不起来。 为啥呢？啊，刚打完这个胜仗没几天，刚把战俘弄奔了没几天，德军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了。隆美尔明白元首为什么不给自己支援了。七月底，他飞到东普鲁士的狼穴面圣，希特勒给他详细阐述了一下巴巴罗萨计划啊，对自己的这位爱将在北非的表现大加赞赏一番，然后告诉他，啊，我又要马儿跑。 又要马儿不吃草，啊又要马儿不吃草。你一切困难尽量自己解决，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在有限的条件下创造最辉煌的战果。所以我现在啊，把非洲派遣军啊升级为非洲兵团啊。你现在是兵团司令了啊，你有一个新的 title，你是兵团司令啊。要知道，在德军的编制里啊，兵团。 或者集团军司令的指挥官，至少都是大将，是吧？甚至像第四集团军司令克鲁格是元帅，是吧？德军都是这个军衔比较高配，他的军长都能是上将，师长都能是中将，是吧？所以这个这个这个隆美尔，我现在给你这 title，你是兵团司令，是吧？身份上给了你一个极大的肯定，是吧虽然你现在还是上将军衔啊，但是隆美尔很细心，日子过得细。 九月份一看自个儿的工资单有活是吧？工资已经是集团军司令级的工资了，啊！所以他给露西写信，毫不掩饰，媳妇儿啊，我有的时候感觉自己是在做梦，是吧？我已经拿到集团军司令的工资了，吧？”不过这个对于隆美尔来说呀，是身外之物啊，毕竟这工资是身外之物，他也不缺钱，你想想是吧？现在他心里唯一心心念念的就是党在。 他面前的几个月迟迟攻不下来的托普鲁克，隆美尔上将的非洲兵团现在已经有三个装甲师，虽然规模跟英军还是没法比，但是呢，已经比一开始一穷二白的局面好太多了。而且呢，对于隆美尔这样的非将军来讲，本身也不是靠兵力取胜的啊，所以几个月的休整之后，到了十一月份啊，协同自己的猪队友意大利军队。 制定了一个最终夺取托普鲁克的作战计划啊，由于补给等各种原因的拖延，最终作战的时间定在了十一月二十号啊。他在这个日记里啊，给自己四一年十一月的这个行程定了三个小目标啊。第一个小目标呢是这个找一个星期去找 Lucy 待两天啊。 得团圆一下啊！毕竟自己该过五十大寿了，身体还很好，所以得跟媳妇儿团圆一下啊！这是第一第第一个星期啊，这个第二个星期我要过五十大寿啊，第三个星期我要拿下托普鲁克啊！你看我这个目标啊，找媳妇儿啊，那啥，然后过大寿啊，然后拿下托普鲁克，对吧？哎，人生三件三三件得意的事儿，我都要干，是吧？但是有首诗说的好啊，你在桥上看风景。 啊，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是吧？就在隆美尔自信满满准备最后一击的时候，英军又抢先开始了进攻，啊！其实九月份啊，德国、意大利的情报部门就跟隆美尔报告说，英军有组织进攻的这个迹象，极有可能最近一到两个月向托普鲁克发起大规模攻势。但是隆美尔太自信了，肿么可能？是吧？那短促被我。 弹回去了，那战俘被我嘎巴撅折了，他还进攻吗？啊，所以他选择性的无视了这些警告，是吧？尤其对意大利人的情报官，谁谁告诉你，英军要进攻意大利人？ <sniffs> 这态度，哎， <sniffs> 意大利人的话你都信？他们除了面条能吃，还能干嘛？是吧？我觉得这是过度的拉丁人的神经过敏啊。但是这个。 说实话，就搜集情报来说呀，意大利人其实比德国人还真真可靠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最起码在地中海里边跟英国人打照面更多的是人家意大利海军，是吧？所以意大利空军也是时时刻刻在侦查。因此，那被隆美尔无视之后，意军就只能等着英国人来证实他们的情报了啊！这样，一九四一年的十一月十八号。 隆美尔打算二十号反攻，到十八号这一天，英军所有的电台开始进入反常的静默状态，搜不到英军电台信号了。德国人呢，由于被隆美尔打了包票，啊没觉得这有多大反常。也许英国今天整修电台，贴了一张告示，咱没看见啊。小区居民们今天停水啊，凌晨三点到四点，就以为是这意思，人修电台没当回事儿啊。但是就在这一天。 英军前锋部队已经悄悄抵达利比亚埃及边境的萨鲁姆前线，装甲部队深夜深入包抄了德意军队的这个防御工事啊！英军代号“十字军远征”的反击行动开始了。比起前两次的这个反击，短促啊和战俘，无论是兵力惨烈程度、战争周期，这次十字军行动规模空前。 英国整个第八集团军主力尽数出动，战役从四一年十一月打到隔年的一月中旬啊，所以这个因为中间有很多非常惨烈的战斗，所以这场战役呢被德军称为“冬季血战”。先说一下双方兵力的对比啊，英国第八集团军经过几个月的整补啊，拥有大大小小坦克九百辆。 对面的德意德意军队是四百辆啊，但是相当大的一部分坦克是意大利的那种薄皮大馅的小坦克啊。空军，英军倾巢出动，摆出了上千架飞机的豪华阵容，而德意只有三百架，面临油料短缺的这种飞机啊。所以看得出来，英军对于胜利志在必得。整个战役头三天，十八号到二十号，英军攻势十分顺利。 是吧？德军最前面的第二十一装甲师损失惨重，如果不是英军犯二了，把兵力部署的过于分散，整个二十一装甲师就被包饺子的危险。其中打的最漂亮的是英军第七坦克旅啊，把德军驱赶到后方之后，迅速插向托普鲁克郊外的一个战略要地西迪拉杰格啊，这是一块面积非常大的高地，由于地势非常平坦。 因此呢，这里建有一座军用机场。对于德军来讲，如果丢了这个西迪拉杰格，整个对托普鲁克的包围就形同虚设。那你说，这个英国人进展的这么迅速，隆美尔这三天干啥呢？隆美尔即使到了这种情况之下，都不相信这是英军的总攻。 他天真的认为这是英国人的武力侦察想干扰他进攻托普鲁克啊！所以，这个当战斗开始的时候，前线指挥官克鲁威尔请求把装甲部队集合起来，啊，遭到了这个隆美尔的训斥啊，说作为德意志军人，你怎么能在英国人这种小规模进攻当中就提前暴露我们的兵力呢？直到西迪拉杰格机场让英军攻陷。 这位自信到有些自负的总司令终于相信了，英国人不揣冒昧的又来了。那隆美尔毕竟是隆美尔，清醒过来之后，十分冷静地进行处置。首先命令克鲁威尔集结第十五装甲师，对突前的英军先头部队进行打击。不得不说呀，德军确实是训练有素啊，加上英军呢，咱们也说排的太散架了。 那这个你攥不成拳头，五个手指头叉劈着就过来了。那所以英军第四坦克旅在友军没有跟进掩护的情况之下就发动了进攻，被德军打的损失大半，撤回了本部阵地。二十一号凌晨，隆美尔坐着自己的指挥车到前线侦察，指挥德军迅速构建炮兵阵地，对机场英军进行密集火力打击。接着率领十五装甲师。 攻击英军尚未集结完毕的坦克旅。那前面咱们讲的攻军坦克旅第七坦克旅，在德军的打击之下损失惨重，眼看要被歼灭了。英军第二十二坦克旅及时赶到，攻击德军侧翼，才迫使德军停止进攻。但是西迪拉杰格机场还在英军手中。 这个时候的战局，应该说是隆美尔很头疼啊，有一种双拳难敌四手、忙猛虎架不住群狼的焦虑感。英军这个时候往托普鲁克增援的部队啊，有一个整编第三十军，还有一个南非师啊，这么一来，这个地区的兵力对比对隆美尔形成了极大的压力。当然，以隆美尔的性格，不可能知难而退。 他分析了英军进攻的速度之后，果断率先发起攻击。这次他又拿出了他的杀手锏——无敌八八炮，作为突击力量。那经过合理部署之后，用交叉火力攻击英军装甲部队。在英军大乱的情况之下，德军装甲部队迅速合围英军。到二十二号黄昏，隆美尔成功收复了西迪拉杰格机场。啊，这个什么是大将风度？ 啊，隆美尔就很好的诠释了过来啊。转过天来，二十三号，德军乘胜追击，成功歼灭了英军第七装甲师和刚刚赶到的立足未稳的南非第一师。这次胜利，把英军前三天占的便宜都给捡回来了。奥金莱克和坎宁安终于知道，德国鬼子不是吃素的，虽然他们的元首是吃素的。 是吧？不过经历几天恶战，德军损失极为惨重，坦克半数被击毁。尤为让隆美尔痛心的是啊，他的指挥官阵亡率极高啊。这个这个很好理解啊，德军指挥官都是典型的跟我上这种打法，是吧？身先士卒，这点隆美尔也不例外啊。不过呢，这就是。 战争嘛，啊，中国有这么一句话：“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啊，这都很正常啊。那个时候是吧？今天死个列兵都不容易，都坐在电脑前面摁电钮呢，是吧？都是无人机，是吧？那会儿这都难免啊。隆美尔顾不上透心啊，是吧？因为他一直在遵循着他的战争信条，踩着敌人的脚后跟前进，所以二十四号，他大胆的绕过了托普鲁克，直扑埃及边境的。 英军后方大本营，在大本营指挥部的坎宁安中将听闻隆美尔打到自己老窝来了，吓死了！啊，也不管手下主力尚在的情况下，直接命令第八集团军后撤回埃及，是吧？要是他哥啊 A B C 知道弟弟这个怂样啊，不知道回家会不会骂他？啊，你简直辱没门楣啊！你也配姓坎宁安？是吧？你不许砍了，你吹去吧，你给我说这个这个这个奥金莱克。 及时制止了卡宁安，停啊，不予后撤啊，而这边叫撤换了，滚蛋，家走，回家歇着去吧，是吧？哎，跟你哥好好学学，让你哥教教你怎么做人，然后任命李奇中将啊接任集团军司令，组织部队反击啊。其实啊，这个李奇中将组织反击的时候，隆美尔这边的部队还没到呢。隆美尔呢，这个人很牛，这不用说了啊，突击计划也很牛，这个也不用说了啊。 但是他这次他的队友啊不给力啊，当然他的队友不给力也不用说了啊。由于之前呢，咱们讲说德军补给线可怜是吧，后方燃料迟迟这个送不上来是吧？啊，这个所以呢，只要一打起仗来，答应来帮忙的意大利装甲师就习惯性的失踪啊。这一次又是习惯性的这个失踪，让隆美尔无语到了极点。更加要命的是。 隆美尔进攻利埃边境，后院起火了。十一月二十六号，托普鲁克城内的守军配合外围支援的新西兰军队，重新夺回了西迪拉杰格机场，直接威胁隆美尔后方。这么一来，隆将军是只能恨恨作罢，撤回后方收拾摊子。 清点了一下手里这点家伙事儿啊，数了数还剩几头人啊，已经损失了将近一百五十辆坦克了啊，所以他命令部队围歼机场内的新西兰守军，重新夺回机场之后，做好了后撤的打算。隆美尔很清楚，我勇，但我不二，是吧？我不能亲眼看着我的生力军被英国人耗死。 这我不跟你玩十二月五号啊，隆美尔命令部队全线撤退。但是为了证明我们是光荣撤退，不是丢人的溃逃，所以德意军队在一个叫古比井的地方对英军实施了一次反突击。其实这个战役没有什么可特别的，古比井啊反击战没什么特别的。那有一个亮点，很值得一说，对吧？什么呢？ 就是在这场战役当中，意大利军队居然打出了举世罕见的一次漂亮仗啊！当时负责阻击英军部队的是意大利阿里埃特师啊，意大利的师都都特别啰嗦，他没有编号，他都是拿这个指挥官的名字命名啊，阿里埃特师。所以在五号到七号这两天的时间啊，英军第三十军前后发动七次冲击，意大利军队顽强抵抗，双方损失惨重。 英军始终没能够攻陷古比井，而且损失了三十辆坦克。这对于我们印象中的意大利军队，只能跟意面、红酒、披萨挂钩的意大利军队来讲，这个咸鱼翻身的一仗。但是据说啊，据说阿里埃特时有些部队曾经想投降啊？为什么打得这么顽强呢？因为英军没工夫搭理他们，是吧？所以这帮人去找英军。 说我们投降，英国人说滚，他们只好回到己方阵地顽强阻击英军啊，打出了漂亮仗，是吧？你太羞辱人了，太拿我不当人了，我好歹是个军人，我要投降，你让我滚，是吧？ <laughs> 所以人的潜力是需要激发的，是吧？如果英国人不说滚，没准他们就投降了，就没这场胜仗了。英国人滚，没工夫搭理你们，是吧？所以根据隆美尔的计划啊，这次撤退是节节阻击，渐渐消耗英军啊。 因为德军虽然是个撤退，哎，但是呢，有一个附加的福利凸显了出来，什么呢？德意军队的补给线越来越短了，英军的补给线是越来越长了。那因为我我缩回来了吗？是吧？哎，补给线越来越短了，所以十二月十三号啊，德意军队啊在阿杰达比亚附近的要塞组织一次反击，英军再次损失惨重。可是隆美尔这个时候啊。 手里就剩下三十辆能开得动的坦克了，而且这次战斗又让他损失了一个师长，是吧？十字军行动以来，手下三名师长全部阵亡，啊，也就是说师长阵亡率是百分之百，是吧？这师长这是一个高危职业，是吧？但是，战线最终稳定在了阿杰达比亚，整个十字军行动。 对于英军来说，并没有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损失，并且越加的疲惫。一九四二年的一月啊，英军歼灭了利埃边境的德意守军之后，为期两个月的十字军行动宣告结束。隆美尔在这次冬季血战当中啊，损失了三万八千三百人，占总兵力的百分之三十二。 啊，不过大部分是意大利兵。那德军死伤失踪被俘一万四千六，英军死伤失踪被俘一万七千七，占总兵力的百分之十七。不过英军坦克损失了百分之八十以上。隆美尔在进入北非一周年，又回到了他的出发地。啊，总的来说呢，十字军行动这次西征是成功的。啊，表面的成功至少是。 但是并不值得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是攻城略地，啊，把隆美尔打退回去了，并没有歼灭隆美尔的有生力量，而且你越往前，你自己的补给就越来越困难。相反，德意军队主场作战可以迅速补充，所以对于隆美尔来讲，这次撤退相当于充电啊，等着自己满血复活。 要把英军主力累垮、耗干之后，隆美尔说：“我下一次反击就不仅仅是要打托普鲁克了，而是要打埃及。”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